第二部分，第六到十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您今天能不能就马拉松这个话题和我们聊聊？马拉松运动起源于一个古老的故事。公元前四九零年，波斯军队入侵希腊。 在雅典城东北的马拉松平原登陆，准备攻打雅典。当时，雅典将军手下只有一万多人，面对的是十万装备精良的敌人。雅典士兵拼死奋战，结果他们赢了。雅典统帅大声喊道：“我们应该立刻把消息传送给雅典人民。从这儿到雅典有很长的一段路，谁能去？”刚从战场上回来的菲迪皮德斯说：“我能，我跑得比谁都快。” 接着，他就奔赴雅典城。当到达雅典的时候，菲迪皮德斯已经筋疲力尽。他高喊出：“高兴吧，我们胜利了！”就永远的倒下了。很感人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怎么就变成了一项运动呢？一八九六年，第一届奥运会于雅典召开前，法国人米歇尔·布雷尔向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奠基人顾拜旦建议增设一项以马拉松命名的长跑赛。 以纪念马拉松战役和菲迪皮德斯，希腊奥组委接受了这一建议。马拉松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国际体坛。那马拉松长跑跑的是什么路线呢？就是昔日菲迪皮德斯跑过的从马拉松到雅典的路线。那之后呢？之后几届奥运会的起点和终点都是组织者根据当地情况决定，长度也各不相同。 直到一九零八年英国主办奥运会时，马拉松长跑总长度定为四十二点一九五公里，以后马拉松比赛的正式距离就以此为准了。这项比耐力、比速度、比技能、比拼搏精神的运动，一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吧？是啊，我最喜欢的是首届奥运会马拉松冠军的故事。比赛那天酷热难耐，路上灰尘满天，比赛的艰苦无法形容。 希腊人路易斯第一个冲入运动场，全场欢声雷动。此时冠军已无悬念。担任总裁判的希腊王储情不自禁地陪着路易斯冲击终点。一束束鲜花，一件件礼物投向人们崇拜的英雄，甚至有人高呼让他当部长。后来呢？后来他获得了希腊民族英雄的称号，仍然回到了偏僻的家乡，继续当他的乡村邮递员。 和妻儿一起过着清贫的生活。六，马拉松作为一项体育运动是哪一年开始的？七，关于马拉松运动的起源，下列哪项正确？ 八，在奥运会上设立马拉松长跑项目是谁提出的？九，关于今天奥运会马拉松长跑总长度，下列哪项正确？ 十，根据这段采访，可以知道什么？